这个付出必须要你们有没有愿意付出？我希望你能够，我觉得你这个非常有意义，提这个问题，而且是在现在许多讲者都对我们客客气气当中，提出一个非常值得我们思考的一个批判。很多人来这里看了太阳花运动，称赞了。 学生的勇猛，洪先生能够详细的解释一下刚才您说的香港来观选，如果只是注意一些技术的问题是没有意义的，必须要这个付出，必须要你们有没有愿意付出？ 我希望你能够，我觉得你这个非常有意义，提这个问题，而且是在现在许多讲者都对我们客客气气当中，提出一个非常值得我们思考的一个批判。很多人来这里看了太阳花运动，称赞了学生的勇猛、勇武，占领立法院、打碎玻璃。 他回到香港就反对香港的人。 <laughs> 我觉得，我觉得这个问题，我是我是非常赞赏卢彦红先生能够尖锐的提出这样的问题，但是时间不够，我希望他能够更深刻的给我们解释，谢谢。 说这九合一大选之后呢，国民党受到前所未见的挫败。那么，国民党党主席也就是马总统马英九呢，预计在星期三会请辞，群龙无首，谁会来接下这烫手山芋呢？现在没有人表态，只是呢被点名的包含了朱立伦、王金平、还有胡志强以及吴敦义，现在通通被点名了。 市长选举，国民党受到前所未见的挫败，鞠躬道歉。而主席马英九也预计在周三请辞国民党主席，谁来接班？所有人都在猜。如果大家马上的思维回到说谁要来参选，或谁不要来参选，只会让人民唾弃，只会让人民反感。啊，这个我我不评价。主席争霸就像茶壶风暴，谁先表态都不对，烫手山芋谁来接？目前呼声最高，朱立伦、王金平、吴敦义、胡志强，但谁来领头？党内默默掀起一波。 腥风血雨，资历在以前的政绩，以及目前的声望，这个艰苦的时候出来领导大家，我是衷心的。 这个佩服他推举朱立伦朱市长，也有很多人推举呢，胡志强胡市长，也有很多人呢在推举呢，王金平王院长。国民党出现前所未有的危机，主席请辞，群龙无首，谁接了当头，成了蓝营二零一六能否翻身的转捩点。接着向潘林台北报道。感谢台塑创办人王勇在上个月二十七号过世，追思会堂在今天在全台各场院校区开放吊唁。